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八十二集。叶子楠和邹继白刚一露面，林青霄就察觉到有人来了。叶子楠两人走近时，正看到林青霄给洛寒带木梨。之前周边没人，洛涵为了方便。 并没有佩戴面纱和木梨，如今叶子楠等人来了，再露出脸就不合适了。林青霄细心的整理洛寒木梨上的褶子，叶子楠的脚步逐渐迟疑，他总觉得此刻他似乎不该出现。邹继白的脑子就要直白很多了，他兴奋的冲上来，隔着老远就大声对着前面两人喊话：“你们怎么藏在这里啊？可叫我好找啊！” 洛寒听到，笑着冲他们招手：“我们在这里。”邹继白飞奔过来，啪嗒啪嗒和洛寒说话：“ <laughs> 前几天你们突然消失，吓死我了！幸好你们没事儿。哎，你们两人是不是还受了伤啊？放心，我已经赶来了。接下来有我邹继白在，绝不让其他人伤了你们。”叶子楠从后面悠悠走来，他听到邹继白的话。 心中摇头，看如今的样子，恐怕洛寒和林清霄并不需要外力保护。洛寒笑而不语，成了邹继白的好意。他看到这两人风尘仆仆，知道他们路上不容易，感谢道：“ <laughs> 多谢你们千里相助，这一路辛苦你们啦。”叶子楠摇头：“你们最危险的那段时间我们不在，如今我们来了，你们也调整好了，这哪算得上帮忙？” 话不能这么说，希尔米海地形复杂，你们能这么快赶来已经非常不容易，多谢。林清霄也说，如今并不算晚，你们到来的正是时候，多谢两位不远万里相助。叶子楠摆了摆手，你们这话太见外了，我们是生死之交，互相帮忙本就是应该的。对了，贺元寿呢？你们没遇到他吧？叶子南以为洛寒和林清霄被空间抽走后运气好。 没有和吞元兽落在一个地方。洛寒听到叶子楠的话，没有接话，而是指向不远处的一棵树。树上拴着一只黑色的羊，似乎感应到前面的人正在说他，黑羊抬起头，长长咩了一声。叶子楠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就听到邹继白啪的拍腿说：“我刚才就想说了，你们从哪里牵来一只羊啊？” 羊战力低下，没法当战宠。就算是灵宠，这这这长相也太丑了吧！洛寒沉默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：“要不你再好好看一下。”邹继白都没反应过来，一团黑色的影子就冲了过来，正是那只被他评价为很丑的黑羊。现在靠近了邹继白，才发现原来牵着羊的绳子并不是普通绳子，而是…… 困魔锁，邹继白脑中灵光一闪，生出一个不可思议的猜测来。哎，莫非？难道？好像这是，这是吞元兽啊！可惜留给邹继白思考的时间并不多，因为吞元兽已经开始愤怒地撕咬他。吞元兽虽然还是兽，可好歹祖上有神兽的底子，简单的话他是听得懂的。 敢说吞元兽又弱又丑，这简直是奇耻大辱！叶子楠见机快，当时就跳开了，还明确和邹继白拉开距离。洛寒看着这一幕，唏嘘说：“这里太挤了，要不我们换个地方？”三人很快换了个利索的场子，重新坐下谈话，没人理会后面被吞元兽愤怒追赶的邹继白。说实话。 叶子楠是有些吃惊的，他最开始确实觉得那只羊有点眼熟，可是他真的没想到洛寒能变态到把吞元兽当羊养。一只黑色的、看起来很温顺的动物牵在树上，谁会往上古凶兽的方向想呢？对战之时，他们一见到吞元兽就开始攻击，吞元兽一凶神恶煞。 叶子楠压根没法想象吞元兽温顺的卧在一边吃草是什么样子，所以也不能怪邹继白先入为主，只能怪他脑子直，把心里话说了出来。这实在是一件匪夷所思到离谱的事情。然而惊讶的次数太多了，叶子楠如今已经能很快的调整自己。吞元兽是你们两人收服的？勉强算是。 洛寒一笔带过，不肯多谈。不过好歹任务算是完成了，吞元兽同意跟着我们走。等到外面见到古行星君，让他们想办法把吞元兽肚子里的镇魔石掏出来，这样一来不必伤害吞元兽，二来也能顺利解决天宫的难题，两全其美。这样听起来好简单，就和上次采鹤铃兰一样，简单的仿佛只需要挽起袖子摘药。叶子楠有些飘飘然。 这一次的躺赢来得太快，他有些反应不过来。他只是掉队三天，全仙界最高难度的任务竟然就解决了。叶子楠都有些不好意思了，问：“你们的伤还好吗？你们带着伤收服吞元兽，岂不是吃了很多苦头？”还好，我的伤势本来就不严重，严重的是林清香幸好上次的药还留着，要不然我非得冲回去揍林重玉一顿。 也就是林清霄，换成其他任何一个人在那个位置，被那么强大的灵气冲击，恐怕当场就死了。叶子楠说到这里，已愤愤然。林崇义未免欺人太甚。你们消失后，不光是我，许多人都对林崇义有怀疑。可是他那个表妹，就像失心疯了一样，一口咬定林崇义没有异状。我们没有证据，最后只能不了了之了。林清霄一直没有加入对话。 听到这里，他细微的顿了一下。素隐约为林崇玉作证，对，我们相熟，这话我也只和你说。仙界中都传龙族多情至滥，鸟族痴情至傻，可是依我看，你那个表妹死心眼的劲儿不亚于鸟族了。我们就算一生只认一个伴侣，任何时候都豁出性命维护伴侣，也不至于是非不分到这个地步。洛寒突发奇想，接话道。 可能因为他是应龙，应龙有翼，所以也渲染了鸟族的特性。叶子楠有被冒犯到，哎，就事论事，不要什么原因都甩给鸟族。洛寒觉得这个猜测很可能是真的，但是当着叶子楠和林青霄的面儿，他不方便提，只好转了话题，略带遗憾的叹息：“啊，苏隐月还是灵山的继承人呢，本该是应龙一族的希望。” 他却如此偏激狭隘，可惜了。林清霄默然，他和素隐月不算熟，彼此之间都不把对方当回事儿。可是他毕竟和素隐月有一半血脉相同，素隐月要是再这样下去，林山衰落是完全可以预见的事情。林清霄多少有些不好受。叶子楠说了一会儿，内心越来越飘。 竟产生了一种岁月静好、无事可干的悠闲感。叶子楠问：“吞元兽已经到手，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？”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吞元兽。如今吞元兽已经就位，他们没有必要再回去和大部队会合了。林青霄回神说：“希尔米还有内奸，不宜久待。进米海前，古星星君为了以防万一，给我了一块危机时脱离米海的通行令牌。” 叶子楠听着，呼吸都停滞了。那我们，我们这就离开希尔米海。洛寒长长呼气，哎，终于能走了。事不宜迟，咱们这就行动吧。洛寒和林清霄一切物品都带在身上，只需要清点一下就能走，没什么可收拾的。他们三人站起来整理仪容，邹继白好容易甩开通元兽，气喘吁吁跑过来，就发现。 他的队友们整装待发，似乎要去什么地方的样子。邹继白一下子懵了，小心翼翼的求问：“怎么了？”“你准备一下，我们该走了。”洛寒看见吞元兽还是追着邹继白咬，耐心告罄，威胁道：“你适可而止，不要影响我们做正事。”吞元兽龇着牙，浑身上下冒着杀气。听到洛寒的话，他竟当真停了停。 突然委屈的应了一声，邹继白都要被眼前这一幕吓傻了。他看看几乎是大变活羊的吞元兽，再看看随口说着吓死人的话的洛寒，都不知道自己该怕谁。林青霄没有理会外界这些吵闹，他伸手，一块小巧的金色令牌慢慢浮现在他掌中。林青霄握住令牌，话音一转说。 这块令牌本就是应变之计，所以脱离希尔米海时没法预测出口。你们要做好准备，有可能会被传送到银河之外。洛涵听着这话不太对劲儿，问：“也就是说，我们可能会离开仙界？”林青霄点头，不排除这个可能。仙界以银河为界，凡人栖息时仰望银河，他们却不知银河确实是条河。 贯穿天地，沟通四海。银河之上是天界三十六重天，穿过银河就到了陆地，也就是魔妖人聚居的地方。谢尔米海就在银河边缘，所以随机弹出时传送到银河之外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洛寒回头瞧了眼推元兽，眼中浮起担忧之色。 如果只有他们几人被传送到仙界外不算什么，但是还带着吞元兽，有点危险。林清霄看出洛寒的担忧，说：“这只是其中一个可能，更大的几率，我们会出现在迷海周边。”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